亲爱的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啊，大家好！从这一弹开始啊，咱们会在这个每一弹的最后呢，增加这个一两集的特辑节目啊，专门呢说一些二战历史上比较值得深入聊一聊的人和事儿啊。 呃，之后在这个继续讲二战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慢慢的把前面每一弹的特辑节目呢给大家补上，啊，这属于这个加餐啊，不额外收费，是吧？大家一百个放心。今天是这个北非战场这一弹的第一篇特辑啊，咱们聊聊这一弹里的大主角隆美尔元帅。 隆美尔呢，有着传奇的一生啊。他是二战德国二十七个元帅里边非常特别的一个。那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呢，一共是十九个陆军元帅，五个空军元帅，两个海军元帅，和赫尔曼·戈林那个帝国元帅。啊，帝国元帅理论上比这二十六个元帅呢，这军种元帅。 级别都高啊，实际上是希特勒为了满足他的这个虚荣心啊，专门给了他这么一个衔儿啊。而这隆美尔在这二十七个帅里边呢，也是死的最有戏剧性的一个啊。更特别的是呢，他生前身后，不论在纳粹德国时代还是战后和平时代，都被捧为大英雄啊。这个大家注意啊，这个英雄的概念不同于普通的军人啊，说你作战勇敢、指挥有方，连敌人也尊敬你。 啊，不仅仅是这样，而是大家都认为你是一个有着英雄品质的人啊。一般来说呢，就是得这个无私忘我、不辞艰险、为人民利益英勇奋斗的人啊，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啊，一个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啊。这就奇了怪了，是吧？对于英美来讲，隆美尔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这个没错。但是怎么着也跟英雄不沾边吧，是吧？ 至于战后的德国清算纳粹余毒还来不及呢啊！一个纳粹德国的元帅元首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咋也就成了英雄呢？你要想知道这些，咱们呢先得说说隆美尔的简单生平啊。他一战前就参军了，级别不高啊，年轻嘛。一战当中呢是上尉连长啊，比下士希德还是强多了。 但是呢，作为一个步兵连连长，隆美尔表现出了一个优秀指挥官的天赋。他曾经率领三名士兵就击败了二十多名法军的进攻啊！后来在这个卡尔巴千山啊一一次这个战斗当中啊，那是打这个啊，隆美尔率领自己的连沿着一条小路连续突击五十个小时，取得大捷。 俘虏了五千多军队和三十门火炮啊，获得了这个当时德意志第二帝国最高级别的勋章，就是这个蓝色马克思勋章啊。所以你看，这二战的时候，很多德国将领这个脖子上这这点挂着那个是吧？一般都是骑士铁十字，隆美尔挂俩啊，其中就有一个蓝马啊。一战后，德国裁军只能保留十万人，但是呢，隆美尔被留了下来，先后担任了几个军校的教官。 校长在这过程当中，他写了一本书，叫《步兵攻击》。别看这本书是讲步兵战术的，那但是隆美尔已经把装甲部队作战的一些思路悟出来了啊，比如说注重发扬火力和机动，注意从侧翼对敌人进行奇袭啊等等，丝毫没有一战阵地战的那种僵化的战法。那如果大家看过这个美国的那个那个。 就人物传记片《巴顿将军》啊，那里边就是巴顿，他在北非首次这个参战啊，他打败了这个德国军队，不一定是隆美尔指挥的啊，他认为是隆美尔指挥的，然后他就拍着那个那个那个那个战壕啊，就就就就就那叫啊，隆美尔那个狗杂种，我看过你写的书啊，就就就就这么个意思，是吧？到一九三九年的时候呢，世界大战前夜。 隆美尔成了希特勒的警卫营营长啊，也就是贴身侍卫队长。在对法作战的前夕，利用跟希特勒的私人关系，隆美尔成了第七装甲师少将师长。为什么这个希特勒这么信任隆美尔啊？除了他才华出众啊，侍卫近臣，领导秘书好升官嘛啊？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希特勒跟德军军官团的关系。 德国陆军的军官团是一个很抱团的组织啊。当然说这个，其实说组织不太恰当，应该说呢是一个阶层啊。从普鲁士时代形成的，贵族家小孩从小进叫进这个军校，受过严格的军事培养，回到基层军队，在各级指挥参谋岗位上历练，一步一步爬上去，啊就这么形成一个阶层啊。所以咱们不是讲嘛，说中国你看古代三代从军就不得了了啊。 人家德国就多少代往上啊，八百五十年的从军史，含着宝剑出生的，就这么一帮人，是吧？那你这些人有什么特点？第一，首先是贵族出身，啊，一般小孩是玩不了的。所以德国军官名字中间很多都带个冯啊、v O N，这就是贵族。那其次呢，这个军官团有很多好的品质啊，比如重视荣誉、实事求是、不怕牺牲。但是这样一个有贵族性质的阶层，必然是比较守旧。 排外的啊，这些人虽然奉行军队不干政的理念，但是打心眼里看不上希特勒，啊，这个，你看那个那个就最长的一日那电影是吧？就是这个当时盟军登陆是吧？然后呢，就是呃，这个西线德军总司令冯·伦德施泰特元帅啊，也是苏德战争的时候一开始巴巴罗萨行动的时候南方集群的这个集集团军群的总司令啊，有人建议他给希特勒。 打电话是求救似的，怎么着？让我向那个波西米亚下士求救。你看，就是他到这个时候，他都看不起他的元首，是吧？为什么？就是希特勒第一是底层出身，啊，那，你像，连德国国籍原来都没有的奥地利一个小城市的村里出来的那个人，支持他的人也都是社会底层。 啊，什么这个贩夫走卒啦，什么工人了、屠户了，都是这个，是吧？第二呢，就是希特勒玩的那一套，什么国家社会主义、种族清洗，是被传统军官团的人所鄙视的。啊，你看这党卫军，那不好多都是社会渣子吗？啊，但是你别说发动侵略战争了，你就是在元首的位子上想坐稳，希特勒也必须要得到军官团的支持，最起码不能让军官团反对他。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希特勒上台的初期啊，对这些军队里的贵族老爷各种讨好，各种舔。啊但是等元首的椅子坐稳了之后，希特勒就希望能在军队里培植自己的势力，除了拉拢军官团里对自己比较友好的，打压不友好的之外，就是破格提拔有能力又是平民出身的军官。隆美尔就是这类人的代表，他不逢。 他爸爸是中学校长，而不是这个贵族老爷，是吧？所以这就是他能平步青云的一个深层次原因。这个希特勒进攻法国的时候，德国一共只有十个装甲师，那是陆军的心肝宝贝儿。把其中的一个交给一个步兵军官，还是一直在元首身边工作的人，反对声音非常大。啊但是。 隆美尔在法国战役里的表现征服了所有人，也让希特勒对军队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当然，这不只是隆美尔一个人的作用啊。直到后来，希特勒亲自兼任陆军总司令，军官团就再也没有力量呢跟他抗衡了。啊这是后话。用希特勒的话讲，指挥打仗这种简单的事儿谁都能干。现在需要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热情啊。这个指挥打仗这是很简单的事儿啊，在希特勒看来，是吧？ 法国战役中，作为师长，隆美尔呢是出尽了风头啊。不过，跟后来在非洲，也就是我们这一弹讲的内容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了。那在非洲，隆美尔算是走上了人生巅峰。非洲对于二战来说，绝对是一个次要战场。隆美尔指挥的德意联军呢，充其量十几个师的规模，也就是一个集团军。 啊，跟苏德战场上动不动几十个师的大会战没法比啊！要不说是这个时势造英雄嘛啊！隆美尔在非洲节节胜利的时候，是四一年底到四二年六月，德国在苏联正遭遇第一场败绩啊，莫斯科战役，所以急需一个提升士气的宣传点，隆美尔就理所当然被捧上了云霄。非洲失败。 隆美尔呢，撤到了意大利啊，负责意大利的防守。再后来呢，回到法国，出任西线 B 集团军群司令。这个呢，咱们后边会讲啊，今天就不细说了。呃，咱们说说最戏剧性的吧，就是隆美尔之死啊。四四年七月二十号发生了著名的七二零事件，德国军官啊，内部军官团内部一帮人密谋刺杀希特勒，结果失败了啊。前几年有一部这个阿汤哥演的电影《刺杀希特勒》，讲的就是这个事儿，拍得很好啊。 720事件刺杀希特勒没成功啊，引来了这个希特勒的反攻倒算，力度非常大啊。在密谋刺杀希特勒的小团体里，有一个人斯派达尔中将，是隆美尔在法国 B 集团军群的参谋长，他曾经反复劝说隆美尔参与刺杀希特勒啊，并且在希特勒死后的新政府里任职。后来，这个隆美尔遇到空袭受了伤。 斯派达尔呢，就继续忽悠他的这个继任者克卢格元帅，后来导致了克卢格元帅自杀。啊，这个斯派达尔被抓起来之后啊，始终没有承认任何指控，但是呢，他却供认隆美尔参加这事儿了。啊也不知这斯派达尔怎么想的。隆美尔到底参加没参加？这个史料有很多互相矛盾的记载，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隆美尔对此持暧昧态度，而且没有告发他们。 这就是重罪，知情不举，是吧？所以希特勒必须除掉隆美尔。隆美尔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所以给希特勒写了一封长信，表明自己的忠诚。但是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就是他不知道斯派达尔把自己给撂了，还在为斯派达尔求情，说他是一个好参谋长。这在希特勒看来就成了隆美尔参与密谋的铁证。君宜臣，则臣必死。 但隆美尔跟别人不一样啊！希特勒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德国大肆宣传的英雄，以叛国罪审判他，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是吧？他毕竟是纳粹德国二十七个最高这个勋章获得者之一啊！啊，这个钻石橡叶宝剑骑士勋章获得者，德国一共就二十七个人。那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让隆隆美尔。 因为别的原因死，所以四四年十月十四号，几个军官来了隆美尔家啊，说呢跟元帅单独谈谈啊。这个隆美尔谈完出来是面如死灰，过了一会儿，才跟那个家里人说啊，说希特勒呢指控我犯了卖国罪啊叛国罪，我一刻钟之内将要服毒自尽。他们答应呢不会株连家属，还可以以国葬的规格为我举行葬礼。 在一刻钟之内，你们会接到一个从医院打来的电话，说我在途中呢，因为中风死去了。啊，说完之后，隆美尔套上褐色的非洲军团的制服啊，然后把小狗锁在书房，环视四周之后，带着他的元帅权杖就出发了。啊，隆美尔死后，希特勒如约为他举行了国葬。啊，这位沙漠之狐啊，可以讲是生前风光无二，死后极尽哀荣。 哪怕是背叛了希特勒，也因为上面说的原因，没有影响纳粹德国时期他的英雄形象。他的对手对他非常尊敬啊！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一次演讲中讲到：“说尽管我们在战争中互相厮杀，但请允许我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美国名将巴顿更是视隆美尔为偶像，熟读隆美尔的所有著作。后来呢，因为没能跟隆美尔交手，倍感遗憾。战争结束了。 隆美尔的传奇没有结束啊！为什么这样一个纳粹元帅能够在战后的和平年代再一次成了英雄呢？只能说又是时势造英雄。二战一结束，英美西方盟国和苏联曾经的反法西斯盟友迅速变成了敌人，开始了冷战，是吧？冷战时期的联邦德国啊，站在英美一方，就是西德啊，是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一线，直接面对苏联的钢铁洪流。 这个时候就容不得西德做小绵羊，必须成为一只凶悍的看门狗。要重新武装德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北约就面临着两个自相矛盾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克服德国人民的厌战情绪。刚刚结束的世界大战一下把德国打回到了工业革命时代，普通德国人受够了战争带来的苦难，对于重新扩军充满抵触和恐惧。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避免纳粹思想死灰复燃啊？我们知道纳粹是根植于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土壤上的，重新武装会唤醒很多人的民族自豪感，一不留神就发展成了极端思想。这两个问题自相矛盾，使得德国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用力不足会使建立的军队缺乏战斗力，无法抵抗随时可能进攻的苏联人。 用力过猛会使德国的极端思想重新抬头，变成一只疯狗。怎么？这个时候，只能先从舆论宣传入手啊！聪明的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马上就发现，隆美尔是个最完美的人选。战争中的大英雄，在民众中的知名度和号召力都很高啊。同时呢，又参与了刺杀希特勒的密谋，使他跟纳粹划清了界限。 加上隆美尔性情耿直，充满个人魅力，对自己的妻子家庭忠贞不二，当了元帅都不都没有小三儿，简直就是一个为祖国为人民牺牲的完美的圣人，一个死去的圣人，啊！那么你想，死去的圣人就只能任由活人打扮了，啊！之前咱们提到过，啊，参与七二零事件后来供出隆美尔的这斯派达尔中将，啊，这哥们儿很神。 参与密谋的核心团队里，唯一活到战后的人，所以这斯派达尔啊，能活到战后真是个奇迹，是吧？这个七二零之后，这个纳粹处决了大批参与密谋的军官，连这个维茨莱本元帅都被绞死了。斯派达尔在北约军事机构工作，为重建西德军队立下大功，历任新德军的总参谋长和北约中欧地面部队司令。 啊，那他在口述当中是大大夸张了隆美尔参与密谋希特勒的程度，把隆美尔从态度暧昧的边缘人物变成了密谋团体的核心，加上宣传部门的推波助澜，使得隆美尔的光辉形象再次神奇的得到了巨大的提升。隆美尔的传奇啊，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啊，当然今天冷战过去很多年了，我们呢？ 可以这个更加客观的审视历史人物。二战中涌现出来的将星数不胜数，隆美尔绝对是星光最璀璨的之一，所以围绕他的研究和争论也是最多的啊。近年来呢，很多军迷对这个隆美尔提出了质疑，很多人认为他不配跟曼施坦因、古德里安并称为纳粹德国三大名将啊。下面咱们就来看看对隆美尔的质疑啊，主要有哪些。 是不是合理？到底能不能列为这个三大名将之一啊？首先，第一点的质疑就是隆美尔带队的规模啊。北非战场是次要战场，隆美尔无论指挥军队的数量还是打胜仗的价值，远远不及苏德战场那些集团军群司令们，是吧？你比不上什么曼施坦因、古德里安，是吧？比不上莫德尔，这些人你都比不上啊。这一点呢，其实很好反驳啊，因为这个名将啊，凭的是名。 不是牛啊！我们评的是三大名将，不是三大牛将。论名气，就是曼施坦因和古德里安加一块儿也不如隆美尔啊！你甭说莫德尔这些人了。那当然了，这个这个客观的说呀，功劳最大的还是纳粹德国和战后北约的宣传机器啊，把隆美尔呢生生的就捧成了一个神。第二点质疑呢，就说这个隆美尔是战术上的巨人，战略上的矮子啊！因为这个隆美尔呢不能理解希特勒把他派到北非是为了。 稳定是维稳，给意大利这个盟友安安心，让德国能在跟苏联打仗的时候啊，后院别起火。那，但是隆美尔猛冲猛打的后果是德国必须不断的投入资源到非洲啊，这个这么一来，你等于给元首添乱。啊，这是很多军迷的观点，但是这些人呢，实际上都是犯了这个历史观的问题。就你这么说，是站在上帝的视角上看问题，是吧？能够做到将军的。 都是进取心非常强大，对吧？就包括那个唱歌跳舞的将军，也是进取心非常强大，是吧？你到了这么一个自己独当一面的地方，必然不会坐守一地。反过来说，如果希特勒不想进取，他干嘛派隆美尔这样一位进攻大师过来？ 是吧？在今天我们很容易看出来说，当时隆美尔面临兵力不足、后勤短缺一系列问题，他在非洲的失败是必然的。但是如果是在当时，任何人对这一点都没有把握，因为正是隆美尔和德国军队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奇迹，把那些保守言论打破了啊！就算是啊，为人诟病啊，说他没有进攻马耳他岛，导致后来后勤困难啊，但是在隆美尔看来。 非洲军就是一直在后勤不足的情况下 <laughs> 节节胜利的呀，是吧？现在埃及大门阿拉曼就在眼前，如果先耽误一段时间攻占马耳他，有了相对稳定的后勤补给，你就敢说能在阿拉曼取胜吗？啊，要知道英国人的实力也是一天一天恢复的呀，啊，所以这个战机稍纵即逝，能不能再来就不好说了。对隆美尔的第三个质疑呢，主要是针对他在后来担任西线德军 B 集团军群司令的时候。 对盟军诺曼底登陆的时间、地点判断失误，导致盟军登陆成功，啊，这一点其实没错啊。但是隆美尔不应该独自背这么大的锅啊。首先，整个二战期间，不论是德国人还是他们的轴心国盟友日本人，在情报战这个领域输的都是一塌糊涂，是吧？ 盟军为了诺曼底登陆成功，专门制定了欺骗德国人的“卫士”计划。这个计划包括了很多方面，咱就说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大家感受一下啊。一九四三年七月，法国北部啊，一个隶属于英国特别行动处的代号为“繁荣”的抵抗运动小组啊，由于一个叫亨利·德里古的成员告密，被德国盖尔泰堡破获，是吧？ 包括负责人弗朗西斯·苏提尔在内，数十名抵抗运动成员被捕。盖尔太保呢，让这些人继续保持与英国总部的联系啊。报务员就按照事先规定的不发安全密码的方法向总部告警啊。这个安全密码呢，就是约定在正常发文的每这个某一个单词啊，正常发的电文的某一个单词故意拼错或者重复。 啊，你比如 at 应该是 at 啊，你故意给写成 it 啊，人家一看，哎，这这这 it 是哎就知道啊，这个是这是安这是安全的啊，你现在是安全的啊。如果你没发这个，呃，一 it 你你你给写成正确的 at 了，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电台被德国控制啊，这就就没有安全密码，那就意味着电台被控制了啊。但是。 他不发安全密码的情况之下，总部完全忽视了这些警报，不但继续保持联络，还按照德国人的要求空投大量的武器装备、爆炸器材、通讯器材、活动经费，甚至有新的特工人员。这些物资和人员一落地就落在盖世太保手里。众所周知，盖世太保的刑讯逼供是常人无法忍受的。 那不是说拿棒子打鞭子抽啊，烙铁烙，那都是小 case，那都是他都是神经上摧毁你。英国所有的特工，都是携随身携带剧毒的啊！你们看过那个那个，就是苏菲玛索演的那女特工是吧？那不都带着毒药吗？以便在被捕时候自尽。可是这些后来空投的特工啊，携带的都是山茶丸，是吧？都无毒的，是吧？等真吃的时候是吧？啥事儿没有啊？没有一个人自杀成功，受尽。 严刑拷打，求生无门，求死无望，只好供出了自己的任务。说我们就是英国人派我们来，伺机袭击德军在加来的指挥部、通信中枢、暗炮、供电系统，配合盟军登陆。盖世太保对这些口供的真实性深信不疑，因为这些口供大多数是在多次刑讯逼供之后得到的，而且几个特工的口供都一致，没有没有说没有说有不不同的地方。啊。 分别官家不可能串供，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英国人告诉这些自己人的任务就是假的，啊，甚至这次的告密者德里古就是根据英国特别行动处的绝密指令，以此方法获得盖世太保的信任，打入德国情报机关。盖世太保怎么也想不到英国情报机关会无耻到这样的地步。 用这么多物资和忠诚部署的生命为他们提供假情报啊！直到今天，英国人对这段历史都是讳莫如深啊！就你拍点这种电影，都是浅尝辄止了，是吧？英国人，你想啊，修炼了三百年，褪了毛比猴精，长了毛比人精啊，在狡诈这一点上，你一般国家你真是比不了，是吧？这还只是卫士计划当中很小的一部分。 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盟军是不惜一切代价要骗倒德国人。这么一折腾，整个德国的情报部门都把拿到的假情报当真。你像隆美尔作为集团军群司令，他的判断只能基于情报部门提供的内容得出来啊。今天我们看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是吧？但是谁要说？ 啊！我当年如果是一名德军，能够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六号之前判定盟军要在诺曼底而不是加莱登陆，你丫吹牛逼去吧！反正我是不相信。啊，所以综上所述，隆美尔成为纳粹德国三大名将之一，应该说没有任何问题。啊隆美尔呢，也是一个特别让人感慨的人啊！一个人的是非功过、生死浮沉，很多时候是历史大潮决定的。 啊，咱们不是非要说隆美尔怎么怎么厉害，而是想说呢，从历史角度看历史中的人，上帝视角不可取啊，应该把更多的呢带入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尽量得出每个人在其中所作所为的背后的原因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特辑啊，希望各位喜欢，下期再见。